过去特区政府那种思维，比较被动、比较无所作为的那种思维，比较被动、 <laughs> 比较无所作为的那种社会，对不对啊？ <laughs> 谁玩？谁玩？ <laughs>